一定是呃整体不了解，我想这个呃，这样的情况。呃，第三种这个 体然后，小短袖呃，这就这况。呃，第三种。 方式，超声电子点测上去就可以治疗牙龈炎，那就可以治疗牙龈炎，它就很好，就可以治疗牙龈炎，那就可以治疗牙龈炎，它就很好，就可以治疗牙。